锵锵三人行，这个张家川的事儿，关心吧？张家川那个少年，呃，给放出来了。嗯，开始这个事儿啊，我一直不太清楚。是被关心？为什么叫被？不知道啊？对，就铺天盖地的，全是他啊！什么一个回族自治县呐？什么就出来一个说呃造谣啊什么的转发的，然后又说是未成年人。英雄出少年啊！吓死我了。啊，不是，就是说。 现在这个事儿啊，真是就是说不能出事儿，你知道吗？一出事儿啊，你就觉得都是一嘟噜的事儿。嗯，就是啊，你看，因为公安局你这个有有有有点失误吧，对吧？他未成年人，你根本不应该刑事拘留他。结果呢，这事儿一闹出来之后啊，嘣叽，你就发现这个县里的公安局长，对吧？涉嫌行贿， <laughs> 然后呢，他的上司那是涉嫌受贿，然后好像一下就传出消息说被免职，但是还没有得到核实啊。 然后更高的上司，就当地这一串儿啊，现在就查下去了。 <laughs> 本来是抢功的，嗯嗯，本来是五百下第一人嘛。对，第一只螃蟹，对嘛？第一只螃蟹嘛，这是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这么大关注，就是因为两高司法解释以后，这条这条规定备受关注以后，嗯，它是第一个案例嘛，所以意义重大，将来讲起来也是意义重大。结果这一只螃蟹吃的大家都是血， <laughs> 就是说，结果这一只螃蟹咬了一口。 <laughs> 对， <laughs> 吃的大家都是血。是啊，而且呢，这有意思。你说这个这种微博啊，我现在发现啊，这个现在人们有已经有一种习惯思维。我是不开微博了，是吧？但是我不开微博，就是因为我抱残守缺啊。可是我现在觉得啊，我是在这个社会里行走啊，好像我有点被迫要开的这个压力。嗯，你你你，比方说，呃，我在这个央视不是开一个节目吗？是吗？开节目，哎，你就见着了，就是。 哎，比如说一个节目组开会啊，我是在这儿，他讨论节目呢哈，但是他有两个人呐，拿这照相一直给我照。我说你们为什么老跟我照相啊？发到那我们是宣传人员。然后我说，做节目不就做节目吗？为什么要宣传？他说啊，你比如说，他说我们一个节目的一个微博或者微信有一百万粉丝，那一百万粉丝，如果我把你这个节目啊弄在这个上面。 这出个题啊什么的，至少这一百万对着回应吧，你的观众就增加一百万。他说现在都是这么行销。他说你哎豆哥你怎么你你就应该开呀，你不开着吃亏。然后呢，好我在这边开着会，他那边拍拍过过一会儿，这宣传员过来一问说哎豆哥你那个穿的是什么鞋啊？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我发出去啊那那个网友们就问。 他是穿什么鞋呀？我在开节目会呢哈，他穿什么鞋呀？后来我说，哎，后来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他们说啊，你穿的是不是薄熙来穿的那双鞋？ <laughs> 我说这个受到严重干扰，你这很好的例子，说明这个虚拟空间哈，跟实体空间啊，它现在就是这样交错。 他非常直接地干预到实体空间，然后你看，我说我说我这个不开，得有我自己的理由啊，可能我比较老土吧。但是你看，人家猜的理由现在就已经变成了，哦，你是怕成了大 V 招事儿吧？ <laughs> 你看他现在好像大 V 你的意图了，大 V 招事儿。 成了一种普遍的一种话话题，们就是转五百下这事儿吗？对，就是五百下，我就想起这事儿。你说这个张家川这个，我好像是前两天看见网上的一个笑话哈，就说这个局长就找了一算命的问，说为什么人家搞一大 V 都没出事儿，我抓了一少年出这么大的事儿？然后那算命的就指了他头顶上那个苍蝇，就意味深长的一指。然后局长说，看了一下苍蝇，哦，我弄得太小，那个。 算命说不是，是因为你身上有屎。 <laughs> 所以现在就是说嘛，如果你你你知道你自己有点什么事儿，你你知道自己那么不干净，你还要去捅这马蜂窝。最近这个张家川这个，我看了一下他们那个县委大楼，我真是慌张了，那个真太豪华了，土豪金啊，整个那个巨大一个，而且它是贫困县的。 就各种东西，各种资讯，把里头一招出来，都觉得这里头猫腻大了去了。就这样的一个张家川，本来我们都根本不知道的一个地方，嗯，火大发了。而且你说，你像这个孩子啊，太有趣了。这个整个事情，我他们最紧张的时候，你要想象一个图画，就是一个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一个县的公安在对付一个初中生。 因为一个小小的群体事件，个群体事件每天到处都发生，对吧？一个人死因不明，家属跟警方对这个人的死因有不同的看法，这个事情到处都发生。关键是这个初中生发了几条什么要游行啊，什么什么什么，就这是一条实际的线。但同时站在这个少年背后的呢，是空气当中的那么一个虚拟的网络。 他看上去非常大，但是他是非常虚，他是他是随时被打击的。他可能嫖娼啊、大 V 啊，他们都是是处在危机当中。这么一场这么一场争斗，但是从这个事件当中，我我看过一个人的评论，我觉得还反正给我印象挺深的。他就说那个孩子出来说了一句话，说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以后在网上说话啊发言发微博，我要经过考证，我要更加谨慎。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是一件好事情，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事情。这个你确实不能够，不能够这样随便的，就是自己猜测的，然后写在网上之后就变成好像是一件。 正确的事情，就或者是一个被经过核实事情，其实只是你猜测我觉得这个这个做法其实并不正确。这句话同样也可以成为警方的话。嗯，警方也应该说，以后他们在抓这样的人的时候，也要更加小心的核实情况。嗯，因为当他们说他的这个发的这个东西是挑起了严重的社会事态的时候，其实他发的这个时间是晚上十九点几。 而那些举牌子的人是中午，嗯，哎，有几条他是中午发的，可那些举牌子的人都说他们那个时候没空看他那个那个发的东西，而且他们早就在那里义愤填膺的在在那里抗议了。换句话说，你以他晚上发的东西来判定说他挑起了中午的事件，嗯，这个警方的这个证据是不够严谨的。 嗯，所以这个双方都应该吸取教训，对不对？对对。哎，但是你要这么要求哈，其实这个就说这就要求公民素质啊普遍提高。嗯。你比如说，都像我这样，行，我要在网上发一个，咱是新闻工作者，对吧？那不是事实，肯定不能说。但是我认为啊，大部分的普通人呐，他是不是很难做到？对。这个他的这这这，你说哎 <laughs> 哎。 但如我在想，比如说，好像在美国，对吧？可能呢，也有人在网上胡说八道。但他弄不成事儿，因为什么呢？权威媒体啊，在一切事情上，他有一个发表权威看法的这么一个一个气场，这是全社会公认的，对对吗？我们的这个呢，是因为很多事情啊，权威媒体 <laughs> 甚至说凤凰卫视也不说，对吧？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人人们就可能会误信谣言。对。 而且你知道，他有些评论也挺有意思。有一个姓徐的啊，是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他的意思是说呀，还是有事儿还是应该靠律师。你比如这位就说啊，感谢能够为你说话的人吧，特别需要理解和支持律师。律师是当事人手臂之延伸啊，是公民权利最有力的保障。 呃，律师代表当事人，代表社会，代表民意，因而从某种意义上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律师兴则法治兴， <laughs> 这 <laughs> 这人可能帮自己行业做广告。 <laughs> 对对对，但是我必须说，现在也有很多律师，他就是掮客。嗯，在在在是法官。 和这个这个原告或者被告之间的那个那个行贿打点关系的前科，这种情况也存在。对正常的司法运作当中，律师是赚钱的。可在这一次，他们律师是从从道义出发。 哎，所以当警方退了一步，开始是刑事拘留，后来改成行政拘留的时候，他的后援团就是那个小孩的后援团，都是道德义愤的律师嘛，马上说未成年不能行政拘留， <laughs> 一下子警方就无可退了。他一查条文都有，所以在警方在这个这个小地方的警方啊，这房子盖的精力花的太多了，在这方面功课做的少了一点。 真是，反正呢，我刚好呢，又最近又看了新的一期 <laughs> 《The Good Wife》，我就发现美国人对 <laughs> 《The Good Wife》， <laughs> 就我我了解，观点基本上都来自于《Good Wife》。对，我这样我了解，就是用比较趣味的方式了解人家美国的司法制度啊。那是美化，其实没有那么完美的。对我我相信肯定是，但中间有一个有一个情节，就关于跟这个叫诽谤罪，就美国的诽谤罪，你知道他们诽谤罪就是严谨到什么？虽然不太容易告赢哈，但他严谨到。 什么呢？你在公共场合说了，比如说我在有一天我在公共场合，比如说某个餐厅，我跟我跟徐老师说，那个窦文涛啊，他其实已经结婚了好几回了，离了都几次了，有几个孩子在外面。如果被第四个人，比第三个人听见的话，然后比如说传到其他地方去，我这都算诽谤罪。嗯嗯啊，在公共场合说不是就是没有经过核实的东西，那就。 我当时我也惊了，因为我看那一期的时候说这个内容的时候，哇，我说真够严格的。那大家说话，你想，你都犯过多少回这事儿？反正那如果反正我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啊，反正今后说话那得小心翼翼，就因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啊，说这个孩子的问题堪舆。哎，你觉不觉着最近一连串都是跟孩子、跟未成年人有关系的这个新闻，而且那个惨呢？ 那那有的，你说那这个父母都哭昏了。你知道这两天，哎呀，真能够，我觉得这种父母也真是，但是他自己也很难受了。一一一对小女儿怎么跑到洗衣机里给搅？那个事儿现在就是。 呃，那个洗衣机的品牌的人也站出来嘛，说我们的洗衣机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运作的。然后呢，这个父母的说法就是，确实孩子就是这样进去，然后就被绞死的。然后呢，有电视媒体的工作者呢，就拿这个来做试验。我刚刚看到的哈，就是把那个同牌子、同型号的洗衣机打开，然后放了多少斤的米啊？二十斤还是多少斤的米丢下去，就是。 跟那个金亮跟案发的那个情况是一致的情况下，他那个洗衣机真的会转。前两年有一年我们不是说过吗？一年的重要事件都跟交通事故有关。有一年我们总结过，什么呃，甘肃的校车出事情啊，动车出事情啊，小月月的事情啊，都是交通事故。今年我发现，今年都跟法律有关系。一三年啊，社会的焦点啊。 都跟司法案件有关系，非常奇怪。你看，你你你看看这个这这个李某某的事情，呃，对不对啊？这个博博西来的这个案件，你看这个张扎家川这个事情，还有除了那个司法解解释什么夏俊峰啊，你看一大堆的都是跟打官司事情。而且呢，其实呃那个交通事故也好，今年的司法案件成为焦点也好，背后都是网络是一个很大的推手，就微博是很大的推手。 我是同意呃你刚才那个说法了，所以我其实我们另外一集节目也讲，中国现在的这个这个微博制造的这个这个网络的这个空间啊，是中国政治民主的一部分，嗯，要珍惜这个局面，毁是很容易的。 毁是很容易的，机器往回开，你在网络上抓阶级斗争是很容易的，可是要开创网络的民主，走到今天一想，我们可以算一算，它什么时候起了一个盲目的、不好的、混乱的作用？ 什么时候他起的是一个促进改革、反贪腐、实名举报？不是有很多实名举报都很好，比方上海法官的那个事情，你看，嗯那个那个怎么着也跟司法有关，那是法官。嗯， <laughs> 你看对不对？那就是也是也是通过网络啊。你可以把网络的积极的方面跟消极的方面，把写满纸这个是消极的方面，对不对？那秦火火是消极的方面，但是积极的方面有多少呢？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网络跟司法这个交错啊，这是一三年那个大推，张家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嗯，至于这个小伙子自身呢？ 我觉得那倒真是不要太捧，什么他们说“英雄出少年”嘛，什么拿一个 “V” 字出来，什么说沿海有学校要破格录取他啊，什么他虽然付了很大的代价，他他是一个冤案，但反过来我们话也倒过来说，处理这个事情这么快，也说明司法目前还是还是法治啊，对不对啊？你要说这个小孩子哈，我倒有一个这个呃很奇怪的联想啊，就是说有些时候啊。 我们出了一个案子哈，我们老想尝试啊，这个了解受害人的这个心理，对吧？或者说凶手的这个心理，但是这样是非常不靠谱的。为什么呢？你看啊，他们弄了一些个这个学生啊，呃，这个这个在 QQ 空间上平常发表的东西哈，我怎么看看？因为我老做很多案子哈，我看看特别像是那个谁呀？复旦前一阵儿的那个投毒案。 或者那个时候，人们也说说这个学生为什么他给同寝室的学生下毒呢？我们要在他的 QQ 空间里了解一下他的内心世界。可是我的的结论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年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啊。 大体差不多， <laughs> 因为我就想串了。我说，你看，他说，哎，社会是如此的黑暗，什么要收心，要端正态度。然后呢，呃，突然又又又又又说一段：我抽烟但不嗑药，我能喝酒但不乱性，我崇崇尚暴力但我很少打架，我人穷但我不需要你同情， <laughs> 我一身恶习但我有自己的信仰。不知道从哪抄来的吧？ <laughs> 我我长得不帅，但会我我但我但我但我会努力让自己善良。呃，我不会给讨厌的人好脸但我会真诚对待每个帮助。 过我的人，我要的不多，只要一个相伴一生的女人和一帮能参加我的葬礼的兄弟。你 <laughs> 这样往往就是有有有有一个因素就是呃找不着女朋友的交集， <laughs> 往往。但是你说他们过去一说什么那种这个少年杀手或者什么的，拿拿出那个网络日志来，也是写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说，你希望从一个人的这种博客、网络乃至微博里边啊。 想找出一个人的动行为动机啊，我认为这有点糊涂。嗯，所以辉哥成为五百下第一人呐，关键我们不应该关再关注辉哥了。嗯，关心的应该是五百下的问题。 嗯，对不对？干什么五百下？ <laughs> 就是你转，你还不知道啊？ <laughs> 我知道， <laughs> 我想起，就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危险，我跟徐老师都可能会有，那倒也不会，没错你不要把他这个接的四私婚的事转五百下。对对对对。但是，我党的政策是不是真的产生了效果了？嗯。我估计你们现在要发什么，是不是还真得注意一下？就是你你会自我审查一下吧？就是说，如果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对。要不然你不敢随便发。首先，你这个说话不严谨吗？这不是我党的政策啊。 这是两高的司法解释啊，是吗？这是司法系统的一个啊一个文件。当然呢，现在也有人提出说，它里边扩大了刑事咨询罪，把它从实体空间转到虚拟空间。这个呢，其实应该人大才能够有权利制定这样的这个法律文件。这当然司法界的人在说。嗯。不过呢，我就这个司法解释，我非常佩服的就是它的速度。 你的速度之快，对不对啊？所以谁说中国做事慢呢？中国的速度是跟高铁一样的快，高院呢跟高铁一样的快。对。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先别说这个制度是否是一个合适的、正确的、好的一个制度哈，但最起码有一点就是说，我人在网络上，你在公共平台上，你说话什么的，你是要对自己话话语。 负责任的，特别是现在的微博，之前还没有实，现在到底算不算实名制，我也没搞清楚哈。就是说，你在你。 顶着一个你自己随便起的一个名字，而且可以随便换的名字的一个这样的情况下，你在网络上发言，好像大家可以讲，好像没有责任似的，随便说我想怎么说怎么说，我怎么泄愤怎么泄愤泄愤，这也是不对的。真的，对我觉得这非常不对。真的是，就是所以要不说我有时候一说呀就招骂啊，就是我怎么觉得这几年党和国家的政策我都挺支持，真的就是， <laughs> 但是说了我说好几次，我很真诚，就是。 当然啊，你可以去讨论，就说是不是该这个这种办法去管。对对对。但是呢，每次党和国家出来政策啊，我听着都对啊。就是你比如说，你你这个这个网络，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啊，已经不可收拾了。嗯。而且那种啊，就是打着匿名的名义对人家别人造成的那种伤害，对。你你您是不是有点刻薄呢？就是就是，那你造成伤害，上造完谣就完了吗？这些年多少人？ 就是受到这种伤害，一比如说那种人肉搜索、污泥浊水，给人家和人家的家庭造成了什么？过去之后没有人管了，不负责任的。我跟你说，美国都不能这样的。嗯，美国有那个案子，你知道吗？在博客上，在网络上，只要证实啊，你对人家的人身攻击，对人家造成了实实际的损失，赔一千多万的都有啊。嗯，那这赔中中中中国中国也应该也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为什么不抓典型出来处理呢？ 现在抓出来的典型是一些类似于政治言论一样的东西，你比方比方说雷锋啊什么什么东西，嗯那这样呢，人家就会觉得这跟言论获罪的界限怎么划分呢？你明白没有？你完全可以抓一点更加实证性的，比方说就像说某人哎重婚了，某人盗窃了，这些造谣，你让他上诉罚款，哎，这是好的。 这就是正面的榜样，这是好的示范。他一开始的抓的案件就是跟政治言论有点关系。 你比方说《狼牙山五壮士》这个东西，那很多人现在研究抗美援朝的一些东西，那比方说黄继光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你现在还敢说吗？你这一说，不不就？他是你看发现没有？他是在维护公共秩序。对，不是他在维护政治秩序。不是，我要是雷锋的家里人，对吧？如果真是这样，雷锋的家人应该起诉他，对，对，索要巨额索赔，索要巨额赔偿。但是这有点违反雷锋精神，是吧？这 <laughs> 巨，对对对对，这是为了贴广告嘛？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真的就是我挺不理解你们，我我认为我在这个年代属于一个抱残守缺的人，就就是不开微博，呃不不不就是不就不跟不认识的人聊，我觉得这种心理啊是是一种什么心理？不，你很正常，很正常。说实在话，现在微博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是是，如果没有司法保障哈，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你随便碰到一个什么人吃一个饭，你我们经常会碰到你在火你在飞机场碰到一个人，一个人说跟你好，给你拍个照，对不对？一会儿你就在微博上面，你搜你自己名字，这张照片就在上面了。嗯，那他至少他也侵犯了你的私隐。那人家都是好意，那万一有有一点对你不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整顿司法就是应该从司法角度整顿。 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不能完全，呃，很多人问我说那个应该应不应该实名制？我有一次做演讲的时候，我说应该，他们大家都很反对啊，他们听的人就说，他们警告我说，他说你赞成实名制，实名制会对中国的网络民主啊带来很大的影响。我就补充了一句，我说如果我们没有言论获罪这一条，实名制就是好的。嗯。但如果说你还是像过去一样，你有言论获罪这一条。 比方说，你对一件事情你的看法，诶不一样。比方张家川这件事情，你有不同看法，你觉得这个小小伙子就是不好，那明天人家就来说你来政治上来打击你的话，那这样的时候实名制就变成危险了嘛。所以我觉得实名制就是应该跟取消言论获罪应该同步并行，这个是整顿网络秩序的好，而网络对于整个国家民主的空间那个好处大了去了。 是啊，就是包括我觉得对于司法，包括反贪的那一些哈，他们都省事儿多了。对，网网民帮你监督，哎呦戴什么表，哦穿什么衣服，包括这位张家川的事情，帮你一搜到底。你说你反贪部门，你省多少事儿啊？你是吧？但是但是司法系统呢，不能盲目的跟着网络的走，因为网络举报哈，它实际上是有罪，对。嗯。 司法举报必须无罪，对对？你一看到上面表格，你就假定大家都有个印象。你知道，这一条呢，司法要跟网络拉开距离。这条，但他可以从网络上获得他有利的消息，或者是省省略的消息。现在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还是得这个对。